我今天本地是要有个主题，你会不会做腐竹仙期？对哦，我们每个人都想多做一些传道工作，多用点时间来侍奉上帝以及帮助别人。而从事助先期，无疑就是一个好方法，让你达到以上的目标。那么，假如你打开你的。 热力啊，你留意到，在一年中其实有好多个月份是做腐竹先期的好机会。例如，在耶稣受难纪念前后的月份，你可以选择用三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做腐竹先期，或者在分期监督探访的月份，也可以这样做。 然后下个月就是我们分期摊监督摊访的月份，对吗？哦，所以你可以选择，同样用三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报名做辅助先期，还有你留意到某个月份，也许有五个星期六或者五个星期天，或者有较多的公众假期，这也是我们报名做辅助先期的好机会。 想象下，假如你在耶稣受难纪念前后的月份报名做腐竹先驱，那么你就能够用多点时间参与一项特别的运动，那便是邀请地区的人，你的朋友、亲戚，跟你一同出席耶稣受难纪念的聚会。那么，在这个。 分期监督探访月份，假如你报名做辅助先期，你就有这个机会跟正规先期以及特别先期一起参加那一周分期监督跟先期们的会议。因此，所以我们想鼓励大家能够。 多多考虑，把握这些机会，做辅助先期。哦，方教授，你算一下，一年当中，一个副年度当中，至少有五个月，是你可以用三十个小时或者五十个小时做辅助先期的。还有，我们也想到另一群传道人，也就是那些曾经是正规先期的传道人。 也许你们因为某些原因，也许因为环境的关系，或者个人健康问题，无法继续做先驱，但当然，你们以往所做的服务，上帝一定很赏识，一定不会忘记。所以，你何不多参与辅助先驱，延续、延续你的先驱精神？ 应用你曾经做先期的经验，去在会众中鼓励更多传道员做辅助先期，去在会众中营造这种先期的精神。对了，其实你看今天的主题，我写这主题，你会不会做辅助先期？ 不是不是你能不能做辅助先机，是你会不会做辅助先机。这意味着我们当中其实每一个传导员都有潜能可以做辅助先机，所以我们可以啊好好计划一下，好好规划一下。特别是假如有好的规划，而现在就规划在哪个月份你可以做辅助先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做了才报名。 或了第一个星期了才报名，或做第二个星期了才报名，哦，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可以想想一下，立下这个目标。假如你还没有机会做辅助先期，何不立下目标，一年至少做一次的辅助先期？那么，假如你已经做过辅助先期，何不也立下目标，一年至少做两次或者更多次的辅助先期？还有，我们整家人也可以。 在家庭崇拜期间，做些好好计划一下，看可不可以帮助至少一个家庭成员，每一年做一些、做几个月的腐竹先起，哦，这是我们可以立下的目标哦。好，现在我们访问一位传道员，经常做腐竹先起的传道员，访问嘉玲姐妹，请她到台上来接受访问。 好，嘉英姐妹，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很忙碌的姐妹哦，你有一份自己世俗的工作，同时要照顾家庭的需要哦。所以，但是在今年的服务年度里，你已经三次啊，是吗？申请做辅助先机哦，到目前为止了哦。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吗？你怎样呃安排你的时间跟事务，让你能够经常参与辅助先机的工作？ 嗯，通常我会先看看日历，看哪一个月份是有五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那我就会把握机会在那个月份去从事这个辅助先驱。然后平时除了会参加会众安排的这个挨家住户的传道之外，我也会参加工作场所的见证。然后另外我会提前打理好家里的家务，那我就可以利用那个时间去约一些先驱或者传道人一起从事续访或者是研究。 很好，你参与不同形式的捐赠工作。那么，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吗？啊，你从事辅助先驱得到什么益处呢？从事辅助先驱的那个月份虽然会很忙碌，但我会由心的感到喜乐。而且在那个月份，由于有更多的时间向人去传讲上帝的真言，我本身自己的信心也会受到强化。 也会拉近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另外在跟这些先驱们一起从事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一些传道技巧，还有他们怎样利用圣经去跟人推理。所以我希望每一年至少能够做一次辅助先驱。非常好，谢谢，谢谢你接受这个访问。哦。对了，那么你会不会做辅助先驱呢？ 对的，假如我们多用一些时间出来传道，帮助别人，肯定你会过得更喜乐，也感到更满足。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牺牲自己的时间多传道，一定会让上帝的心欢喜。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立下这个目标，做辅助先驱。